百花战队的粉丝时常想着能再见繁花血景，但是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当他们再见繁花血景的时候，会是这般模样。这是远比在职业赛场上更加绚烂的一场繁花血景，因为在网游中可以杀到的人更多，飞扬的雪花溅射穿梭在炮火的光影之中，真的构成了一道血景。百花谷的玩家不断的倒下。 他们诧异、愤怒、不甘，却又不肯退下，直至又一道剑光划入战场，于锋终于出手了。两柄重剑狠狠的碰撞在了一起。百花谷的玩家得以喘息，他们呆呆的望着眼前这个叫再睡一下的狂剑士，这人是谁？头顶一斩天下的名号，是一斩战队的那个狂剑士吗？ 原本玩家是没有职业选手那么高的素养，可以从一个角色的战斗风格来判断这角色的操作者。但是，对于百花战队的很多老粉丝来说，孙哲平这也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字。他那狂野疯狂的战斗风格，像烙印一样永驻每个人的心头。望着这个再睡一下，那个尘封了许久的名字，不由得。 就涌上了众人的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多问一句。再睡一下，浅花迷人一对他们百花挚爱的狂剑士和弹药专家的组合正在对他们发动猛攻。于峰的狂剑士跳出篮下，很快也被卷入了繁花血境当中。谁才是真正守卫着他们的人？在这一刻，一点也不难分辨。 百花的玩家们也忽然意识到，对于百花战队新的核心，他们是不是有些过分忽略了？所有治疗全部给鱼队刷血！百花谷会长花开堪折第一个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怒吼。他是百花粉，但同时也是百花俱乐部管理层的人员，在这种时候更要保持理智，是百花谷玩家中仅存的还能记着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在这里相遇，张家乐的浅花迷人，然后搞成这么一团局面，实在不是他愿意看到的。而他的这种念头，事实上也代表着百花俱乐部的意愿。俱乐部比起粉丝来说要理智千倍。张家乐既不愿回头，他们不会像粉丝这样念念不忘。张家乐在百花的影响力，此时反倒成了他们想要改变、想要进一步发展的掣肘。 如何消除张家乐复出霸图给百花带来的悲剧性的影响？俱乐部其实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样的会议，花开堪折也参与过很多次。百花粉丝们执迷于过去，而对新来的核心大神于峰不冷不热，这其实也是让俱乐部很头痛、很无奈的一件事。而此刻，看到于峰的狂剑士奋不顾身地冲上。 而拦下的正是张家乐和疑似孙哲平朝百花公会的大打出手时，花开堪折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新的百花英雄必将在今天诞生，无论如何也要将他凸显出来。于是，花开堪折发出那一声呐喊，让在场百花的人都注意到于峰。 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当他们挚爱的组合朝他们攻击时，是谁在守护着他们？于队，百花玩家阵中果然很快发出了那种发自内心的代表着支持的呐喊。不用管我，队伍散开，拉远距离，用远程攻击地图轰炸。于峰的声音从繁花血境中传出，并不算高明的指示。 此时却好像百花的指路明灯一般，所有百花玩家立即积极的按于峰吩咐的去办。不过这种做法破不了繁花血景，只能是降低其杀伤而已。即便是用范围攻击地图轰炸，在百花式打法的掩护下，张家乐、孙哲平这么两个经验丰富的老牌大神，也依然可以自如的穿梭其中。正面和二人相抗衡的。 依然只是于峰的狂剑士一人。花开堪折虽然高呼了治疗支援，但被百花式打法的光影所笼罩，他们完全无法找到于峰的狂剑士在哪里。再朝前进，可就踏出了繁花血景了。两个立即名字变暗，从团队中自动退离的治疗，向人们肃清了贸然踏进的下场。于峰让所有人不用管他，分散退远。 显然就是不想他们卷入繁花血景被击杀。喻队，所有百花玩家在这一刻终于发自心底的接纳了这位新核心。但是，单凭于峰一人能破得了繁花血景吗？张家乐和于峰打出繁花血景只是一种巧合，让他们重复或是继续下去，恐怕都没可能。 真正的繁花血景是张家乐和孙哲平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选手经过一整个赛季的磨合才创立而成。职业联赛第三赛季，繁花血景磨合成型，顿时席卷联盟，各大战队纷纷被这前所未见的打法吓了一跳，在分不清东南西北中落败。繁花血景在那一赛季达到巅峰，却也止于巅峰。 一路杀入总决赛的百花战队，最终倒在了嘉世战队至今没有被超越的三连冠伟业之下。繁花血景被一叶知秋一杆却邪破去，创下如此伟业的大神叶秋，也在那次夺冠后破天荒接受了一次采访。虽然只是在 QQ 上，却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句：“一套打法用个几遍就够了，往几十遍上用。” 烦不烦？但是，即便有这么一句嘲讽，繁花血景却也没有沦为笑话。毕竟，够资格说这话的也只有叶秋大神罢了。其他人也想这么说，先来破破繁花血景试试。没有任何一种打法或战术是绝对无敌的，但繁花血景在百花粉丝心目就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然而现在，他们却在盼着于峰破掉繁花血景，因为这个符号已经不再专属于百花，而是成了百花的敌人。花开堪折捏了一把汗，这是于峰真正上位的好机会。俱乐部也一直盼着他能早日真正接掌百花的旗帜，让百花的拥簇们不要整天在念着那已经不再是百花的选手和角色。而现在。 这样的机会就在眼前，但是为时太难了一点。截止孙哲平伤退，繁花血景绝迹联盟，两个半赛季以来，正面单人击破繁花血景的，唯有第三赛季总决赛中的一叶知秋。于峰是一个很出色的选手，但是已经达到当年叶秋的高度了，恐怕没有人会这样以为。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无论张家乐还是孙哲平都已经过了巅峰期，孙哲平更是伤退多年，此时莫名其妙冒出，是不是真身还有待商榷。这两位也都不是昔日的高度，倒是于峰正值状态如日中天的当打之年，或许真能在此击破这繁花血景呢。花开堪折，心怀期待。 毕竟，以这样的方式在百花玩家心中树立形象，比起唱一出苦肉戏要强太多了。苦肉戏到底还是挥使不掉百花粉丝心中金不如稀的念头。花开堪折，心中各种念头翻转，甚至有思考是不是能有什么作弊的手段可以帮到于峰。遗憾的是，实在想不出。 这种职业级的对决，根本和普通玩家的思考领域是两回事儿。花开看折看着团队，于峰狂剑士的血条越来越低，心下越发的着急了。这突然发现，由于光影遮挡，他们此时完全看不到于峰的悲壮，估计就是最终扔一具尸体出来。如此一来，于峰的努力完全就同化成那些进去就死的普通人了。 这出苦肉戏能找到多少认同感，值得商榷。机会啊，机会，机会。此时于峰的心中却全没有这种念头，他挺身而出，全是一腔热血。他听到了孙哲平和张家乐的对话，斩断过去，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吗？于峰非常不认同，他甚至觉得愤怒。 因为他身处百花，所以比旁人更了解张家乐对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所以，当张家乐最初向百花玩家假意拔枪相向的时候，他冲出去维护了，不只是为了张家乐，同时也是不想百花粉丝受到这样的痛苦和伤害。结果这时跳出了一个“再睡一下”，真实的、残酷的，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和百花粉告别。于峰完全不能接受。 他挺身而出，并没有考虑任何后果，他只想做到他眼下所能做到的一切，大概只是战斗了。果然很难对付啊！百花引入于峰也是想重塑繁花血景。这个打法，于峰当然做过很多研究，看了无数遍昔日百花战队双花组合的比赛录像。 所以，此时他比其他人都要确信，眼前这个狂剑士真的是昔日第一狂剑孙哲平。而当将他真实的置身于繁花血景时，他也发现这打法果然很难对付。我恐怕不行了。看到生命直垂到底，于峰深叹了一口气。他对百花的守护也只能做到这地步了。 最后一丝生命，就彻底燃尽吧。于峰不顾一切，干脆开了嗜血。这是狂剑士在七十五级阶段新增加的状态型大招。嗜血状态开启后，狂剑士将直接靠吸取自己的生命来提升战斗力。于峰的狂剑士此时已经生命无多，嗜血提升的战力有限。 不过，这更象征的是他将死战到底的态度，在生命只剩一的时候发动最后一击，然后完结这段生命。一道鲜红的剑光自繁花血景中展出，而繁花血景竟然就在这一斩杀中落下了帷幕。浅花迷人的攻击停顿，光影顿时散去，所有人看到浅花迷人赫然。 已被余风的狂剑士斩翻在地。